课文二，看照片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下午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吧。好啊。运动，踢足球，一起。